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上一讲啊，咱们说这个德国将军隆美尔啊，带着一支小部队呢，在北非登陆啊，准备在这个沙漠舞台上啊，进行精彩的演出。但是呢，没有想到他的这个第一出戏就是空城计啊，打炮戏是空城计，没办法的事儿，是吧？谁让这个意大利大兄弟不给力呢？该运的东西运不过来。 但是你如果把这个隆美尔比作是诸葛亮啊，在城头是吧，饮酒抚琴，故作镇定是吧，演疑兵之计，那城外的英军呐，真心不是这个领着大兵奔西城的司马懿，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丘吉尔啊，已经把他的北非军来了个釜底抽薪是吧，抽了个干干净净是吧？如果老邱晚几天撤兵。 让韦维尔一鼓作气把地利玻璃拿下来，那估计以后没准就没隆美尔啥事儿。可惜就差这一步啊！那现在英军满打满算有多少人呢？啊，之前呢咱们说主力英军就俩师，第七装甲师和澳大利亚第六师，人数虽然不多，但是百战精兵。 现在巴尔干告急啊！邱大爷毫不吝惜，把自己的心肝宝贝儿急忙调往这个巴尔干啊！但是你不能光抽血呀，你也得给补充新鲜血液呀。没问题，血液绝对新鲜，还热乎着呢，那刚抽出来的。新来的英国第二装甲师，番号够牛的吧？是吧？比第七装甲师还靠前，但是呢？ 虽然番号靠前，这个第二装甲师的主力啊，以前在西线是被德军包了饺子的。此装甲师非彼装甲师，这是刚刚在英国组建完毕的装甲师，全是一帮新兵蛋子，是吧？新兵蛋子就新兵蛋子吧，啊，你送过来，我慢慢练也行，就这么一帮蛋子，还只来了一半啊，只来了一个蛋。 另一个呢？另一个送希腊当炮灰去了啊！也不知道这第二装甲师的师长是一个还是俩，是吧？要就一个这跨国指挥自己的部队的呀，希腊一个，北非一个，这都是吧？另一支换防的这是澳大利亚第九师，那澳大利亚也是产牛仔的地方，是吧？你像都是罪犯的后代嘛，骁勇善战啊！这第九师就更逗了，刚从澳洲风尘仆仆拿船运来啊！澳大利亚真是。 英国的亲崽子是吧？一战、二战，只要英国对外的战争无一不语啊，这帮人刚一下船，满身的袋鼠味儿是吧？除了人就是枪，机械化装备一件没有，啊全都是十一路啊，下了船就得腿儿的啊！你说这个就这么一副烂牌，你让韦维尔咋打是吧？英国的这个战略重心永远是欧洲第一。 是吧？所以一流的将军、一流的装备都给英国啊，都给欧洲，是吧？然后呢，北非次之，远东那就是是吧？开玩笑了，是吧？那那那那就跟咱咱以后会讲，远东那就开玩笑了，是吧？所以韦维尔一看，我那哥几个别搁这儿耗着了，咱撤回埃及去吧，是吧？这个时候啊，其实韦维尔的战略判断出现了一个大失误啊，他侦察到德军的兵力之后呢，天真的以为。 德军就一个装甲旅的兵力，断然不敢现在就发起进攻啊！他错了，那他错了。德军其实就一个装甲团，还不太满编啊。但是呢，他不知道的是，带领这支部队的人叫隆美尔啊。这个隆美尔小伙子，在一战时候的履历啊，你韦维尔得看看隆美尔。 不到五十岁的年纪啊，在高级将领里绝对算年轻的，所以就小伙子。那我们看二战这个这个这个隆美尔的画像，是吧？一般的德军将领，就高级将领脖子上挂着铁十字勋章，对吧？就是骑士级铁十字勋章。隆美尔是最这个钻石双剑骑士级，里边还铁片子呢。那是一战的时候的蓝色马克思勋章，是德意志帝国时代的最高功勋奖章。 也就是说，人家隆美尔一战就是非凡的战斗英雄，人家挂俩啊，德意志帝国给的最高奖章，第三帝国给的，第二、第三帝国都给他最高奖章，是吧？这家伙怎么一战的时候就能挂上最高奖章？他带着十几个人的突击队抓四百罗马尼亚军队俘虏，闹着玩的呢，是吧？尤其在跟意大利作战啊，当然这个这说出来胜之不武啊，但是也够牛逼的，对吧？隆美尔上尉带着百十号人。 突袭意大利军队占领了山顶阵地，歼灭了十几倍的义军啊！当然，那个说抓获更准确啊，抓着抓一亩地的这意大利军啊，所以现在就以隆美尔的这个品性，他拿一个装甲团打英军一两个师，根本就不算啥。 隆美尔啊，对现在的这个英军情况也不了解啊，因为那会儿毕竟没有卫星啊，没有什么这个这个 GPS，也不了解。但是多年积累的经验告诉他，他应该干点啥啊？一定要跟英国人交交手，探探虚实啊！得我得我我得知道我对面的部队啥战斗力啊，士气怎么样啊，装备怎么样啊？所以他下令，前锋部队务必创造机会，要跟英军。 接触一下，那在行动之前啊，隆美尔呢理所当然要跟自己可爱的友军意大利军队进行沟通啊，毕竟意大利军队是两个整编师啊，就算这个我干脏活累活，我去前面趟地雷，你们在后边给我当拉拉队撑撑场子，应该没问题吧？喊喊加油加油是吧？喊喊这个是吧？没问题吧？结果意大利军队给出的答复是。 部队现在在休整，不宜出战。那我们的红酒意面还没运来呢。吧？隆美尔说：“行了啊，你们就接着休息吧。那反正开战以来，你们一直是在休息，不是在自己的营地休息，就是在敌人的战俘营里休息，是吧？”但是隆美尔心想：“我不能带着一个团单干呐，毕竟这打的是英军呐，是吧？” 不是打的罗马尼亚跟意大利军队啊，那于是呢就通过罗马方面给前线施压啊，让意大利军队啊必须要配合行动。你就算爬，你也得在我后边爬啊。你们就是枪往天上放，我都不管。你好歹得跟着我啊，得给我撑场子啊。有钱的出钱场，没钱你就帮个人场啊。于是这些意大利大爷啊，就委委屈屈的跟着隆美尔后面走啊。反正呢。 也走习惯了，就当拉练吧。啊，一九四一年的二月二十号，啊，北非沙漠的公路上，德军作为先头部队，在隆美尔的率领下，步伐整齐，昂首挺胸，展开了这个搜索队形前进。后面的一当一军队就跟羊粪蛋儿似的，稀稀拉拉跟着。那画面极其诙谐幽默，特别吊诡的一幕出现了。 意大利人在茫茫北非沙漠里持续行进了两周，除了俘获了几辆英军的侦察车，连英国人毛都没见着。啊，面对此情此景啊，隆美尔心中一万个不解，又一万个庆幸啊。他知道英军征调部队分兵支援希腊。 没想到北非战场一点家底儿都没剩下，因为谁都是柿子捡软的捏。如果英军真在这儿，肯定把这帮意大利人狂啐一顿呢，是吧？看来是这个，这个英国人真没在北非。所以三月九号，他给希特勒发了一份战情汇报啊，跟元首自信满满的说：“我现在有两个小小的目标啊，不是先挣一个亿啊，一个是帮助意大利人收回利比亚全境。” 另一个是占领举世闻名的苏伊士运河。希特勒看了这份报告，美的哟，鼻涕泡都冒出来了。爱青真是国之栋梁，来来趟柏林，朕给你颁奖。那于是三月十九号啊，隆美尔启程飞往柏林。用他自己的话说呢，这是我来这里以后第一次去柏林述职，并且呢聆听元首训令，心情很不错。 但相比于元首对他的热心鼓励，总参谋部在这个时候不合时宜的泼冷水啊！隆美尔慷慨陈词：“我要夺取埃及，击败整个北非的这个英军啊！”当时的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大将啥反应呢？ 哈尔德大将平时是不苟言笑的啊，整天跟那个死了亲娘谁欠他二百吊那感觉是啊，德意志民族几千年的沧桑都刻在脸上，整天就这么一人是吧？但是这一次啊，他竟然罕见的笑出了声啊，并且一再的跟隆美尔道歉：“哎呦，不好意思，啊，这这太不好意思了，我失礼了。你他妈比郭德纲的相声水平都高，你上德云社吧，是吧，小龙同志，是吧？” 有件事儿啊，我必须得跟你说一下，你得明白，就北非这地界儿，咱充其量我把后槽牙咬碎喽，我就能给你拨三四个师，而且就墨索里尼那老杂种能不能给你运来都两说着啊。所以呢，像什么夺取埃及啊、占领苏伊士运河这种玩笑，咱以后就别开了。 你以为这个 International Big Mouth 谁都能当啊？不是，这传出去对咱德国军队的名声不好。咱是打仗的，不是做梦的，是吧？你呢？现在小有进展，行，Very good，你就拖着英军就行了，是吧？最好拖他个两三年，说不定到那个时候，连英国本土都是咱的了。北非这还算个球啊，是吧？所以呢，你就完成这个既定目标，拖住英军，是吧？这个。 龙将军，你还有啥要求吗？是吧？我们陆军总部这边有啥能帮你的您？是吧？龙梅尔不服啊，是吧？想把哈大爷给怼回去，说我占领埃及绝对说到做到，我不是吹牛逼，不信你给我俩装甲军，我能横行北非如入无人之境啊！哈尔德又乐了，我靠，我这辈子没这么高兴过，是吧？又乐了，说我就算这俩装甲军能拨给你。 你咋养活他们？是吧？北非那地方，风吹石头跑，啊，白天八十度，晚上零下二十度，鸟不拉屎，你马都养不活，你还喂坦克呢？你指着墨索里尼给你装甲军送给养吗？是吧？他自己的兵都没得吃，是吧？别说了，执行命令啊，原地待命，等五月份你部队到位了，看情况进行有限突击。而且我告诉你。 这是元首的命令，上谕奉旨啊！听到这儿，隆美尔心里就凉透了。我靠，小胡子有病啊！到底演的这是哪一出啊？又让我进宫，又束缚我的手脚啊！但是抱怨归抱怨啊，希特勒和陆军总部这次之所以这么默契，是因为要全力准备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而且为了保密起见，不能跟隆美尔说。 对吧？你又不打苏联是吧？所以这这个事儿不能告诉你，怕怕怕泄密啊！所以隆美尔满心委屈的回到了北非，回到了司令部啊。这个也不知道是不是德国陆军总部这哈尔德跟墨索里尼通了气儿了。意大利军队的统帅加里波尔蒂传达领袖墨索里尼的命令：部队原地休整，不许大规模进攻。 隆美尔听了之后是气儿不打一处来啊！但是呢，他心里有小九九啊。去柏林之前，隆美尔瞄上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靠近利比亚西兰尼加省的重要港口普雷加。这儿有英军的物资囤积，有充足的淡水，对于隆美尔来说就是一只大肥羊啊，哈喇子掉地下叭叭响，是吧？所以呢。 浓眉尔都琢磨啊，我怎么把这普雷加拿下来？这个时候，自己手下的得力干将施特莱切尔少将送来了英军最新情报啊，说普雷加这地方啊，发现有英军驻防，人不多，就一个团啊，建议咱们干一片。而且呢，英军也知道德意军队要来，在加紧修筑工事，并且随时准备向韦维尔求援。 隆美尔这个时候是百爪挠心呐，大肥羊就在眼前，我这不能去吃，这该死的限制令，是吧？思来想去，把命令一撕，啊，冲外面啐两口，去你大爷的，是吧？什么他妈休整不休整，老子自己干！啊，三月三十和一号一早，啊，隆美尔麾下第五轻装甲师佯攻正面，到了下午，集中了一个坦克团和一个机枪营的兵力在侧翼全力突击。 普雷加港半傍晚时分就被德军成功占领，这效率，杠杠的啊！在这之后，隆美尔坚定了一个信念啊，那就是，无论是总参谋部的人下达啥命令，都不是圣旨，是废纸，是手纸，反正你们啥情况都不知道，就知道拿尺子量作战地图。老子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啊！ 所以隆美尔的这个以后完全依靠临场发挥的决定，让德军总参谋部无语。但更有意思的是，让英国情报部门更无语。为啥呢？我们讲英国人引以为傲的嘛，啊，就是破解了这个德国的这个恩尼格玛密码机啊。所以德军总参谋部发的这所有的命令，他是都能破解，是吧？ 给给这个隆美尔发的命令是休整的命令啊，是吧？英国人认为隆美尔会执行啊，谁想到这愣种都不搭理自己上司，竟然进攻了，那这让维维尔非常生气，那真想替哈尔德把这坑爹的家伙毙了，替德军清理门户，是吧？你们这什么军队，无组织无纪律，怎么有这么个将种？太没职业道德了，怎么能不服从上级命令呢？是吧？占领了普雷加之后，隆美尔不耽误。 又瞄上了八十公里外的另一个大城市，叫阿杰达比亚啊。于是命令施特莱切尔连夜进军。俩人为了迷惑英军和身边好吃懒做又不爱打仗的意大利人啊，这个隆美尔啊精心导演了一场偶遇啊。施特莱切尔先走啊，你先走，带领一部分人马先走。隆美尔从后边加紧追赶啊，也不跟这个旁边的意大利人说，我干嘛去了？那偶遇了之后。 隆美尔上前质问：“哎，小石，你干嘛呢？怎么脱离队伍不打报告？”啊，施特莱切尔故作姿态，说：“这个我想啊，在英军准备之前把阿杰达比亚拿下来啊。这个你看我自作主张了啊，对不起长官，我请求处分啊。”隆美尔就接着装：“啊，那既然到这儿了，那就打一个试试吧。啊，等打完了再处分你啊。你你给我这个这个。” 好好写检查啊！抄两遍元首语录，第三帝国核心价值观，给我抄两遍啊！然后两个人带着愉悦的心情，连同一脸懵逼的意大利军队，直扑阿杰达比亚。上午十点开打，下午四点战斗结束，就这么嘎嘣脆！仅仅仨月，乾坤大挪移啊！之前英军追着十几倍的意大利军队满地图跑啊，现在是几千个德国人。 追着比自己多十几倍的英国佬满地图跑，隆美尔高兴了，意大利这加里波尔蒂呀就怒不可遏了。你这是抗命啊！你不听我的也就罢了，我名义上是你的上司，实际上你不拿我当棵葱我也知道，我也不是葱我也知道，但但是你连老大的话都不听啊！隆美尔说：“我哪儿不听了是吧？我老大说可以见机行事啊，这就是鸡呀！你没看见咯咯咯叫吗？” 那再说，如果没有打下来，是我抗命啊！这两座港口我不打下来，补给难道靠你们可爱的意大利海军吗？那你们海军就仨字儿不靠谱啊！加里博尔蒂气的是满脸通红，但是没啥好说的。那谁让自己武大郎卖豆腐，人怂货软呢？那所以隆美尔总结啊，给自己总结的经验就是。 一定要踩着敌军的脚后跟前进，不让英国人有一丝丝喘息之机。维维尔和他的英军在利比亚的日子就进入倒计时了。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